锵锵三人行，这个今天享誉海内外的文坛铁姑娘 <laughs> 严歌苓来了。 <laughs> 严歌苓，哎，这是怎么样的这个自虐啊？就是搞文学创作，人家还得呃接孩子、送孩子、做家务。哎，我觉得完美女性吧，又事业这么成功，写作这么成功，又是好的家庭主妇，又能做一手好菜，又有孩子，对吧？ 你怎么知道我接孩子送孩子？这消息都传过来。哎呀，我要找你做节目， <laughs> 什么情报都得打听啊，对吗？而且你看，她的小说，她的这个老公啊，父亲呢，特别爱读，都是第一个读者，对不对？所以你说，哎，最近人家这个为了写作又做出了牺牲，是不是？什么牺牲？就参与赌博了吗？不是。 <laughs> <laughs>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马马格。 马格马马格马格是什么意思呢？这咱们在香港就知道，这个澳门外国人叫就是 Macau，嗯，Macau。原来这个 Macau 啊，哎，你听他讲讲是有来历的，嗯，啊，就是那帮葡萄牙人来那个殖民他的时候，呃，登上了那个那个岛，然后就问那个当地的。 呃，村民吧，就是说，哎，说这叫什么地方呀？啊，那那个村民就说，哦，指以为他们指的是那个那个妈祖庙，说说，哦，这个地方叫，呃，这个就叫妈祖阁，嗯，那么广东话就听上去很像马靠，马靠，嗯，他写今天有北京话，这是两个东巴人的字嘛，哈哈哈哈哈，会会说会说，哈哈哈马靠啊。 哎，他就写写的这个小说《妈格是座城》，这个作家体验生活呀。你以前没进过赌场吗？进过，进过。呃，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因为我过去写过一个关于赌徒的故事，叫做《嗯，拉斯维加斯的谜语》，是写一个教授，嗯，跟大陆的什么什么团去了那边，然后就。 堕落成一个赌徒，然后这个呢也是呃，我我对赌是深恶痛绝，而且不不不不仅是深恶痛绝，我我我非常觉得它很神秘，为什么人会沾了赌就变成这样了？就哎呦，真是哎，这个可以讨论，这个可以讨论，这个可以讨论， <laughs> 这个赌啊，尤其对于华人来说呀，到底意味着什么啊？这个哎。 你知道，黄赌毒，黄赌毒他们现在你在你在这个澳门赌场里，你你可能那你要像你这样，你可能就不会理解。时间过得飞快，你知道吗？就是你你坐在那儿啊，然后呢，很快你一看已经是第二天的这个钟点了，你没吃饭，你二十四小时没有吃饭。 你知道吗？这个它的环境就是这样制造的，它不分昼夜的，对不对？就这个人读起来啊，就完全，我认为接近于这个毒瘾，他肯定是大脑有一种很强烈的东西，分泌一种很很刺激的一种东西，很刺激的，就是哎脸儿脸儿都是脸绿的，哎，但是但你看看，可以澳门的这个历史，据说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间的澳门，你再看一下中西娱乐，你看。 这个呃，当时的这个赌场，看着你看还是，哎，这是开大小的，你看当时是这样的台子，哎，这也有葡国血统的哈，呃，这是当时赌场，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像《花样年华》里的一个镜头啊？你你再看这个，今天呢还是有这个行业，但是你看当年，哎，我觉得当年好啊，这个按摩，你瞧他穿着这个旗，类似于旗袍一样的哈，嗯。 澳门很多地方恐怕你不能去吧？徐 <laughs> 徐老师也不是好赌的人，对，我每次都去一下，有一个非常小的限额，因为我觉得到人家这里用人家公共设设施嘛，你也稍微捐一点，做点贡献，哎，做点，基本上老虎机之类的这种。哎，你你在澳门说是赌两手是为了什么？你想体验一下？ 呃，我想，我想，因为我要写，会一定会遇到这个技巧上的问题，赌的技巧上的问题。因为赌这个本身是非常激烈的，像打仗一样的嘛，对吧？然后所以你要不知道这个这个打仗的这个每一个步骤的话，是写不出来的。那你知道了吗？ <laughs> 知道了，我学会了。啊， <laughs> 你这太容易了吧？啊，是，我觉得不难是不难的了，但是这这肯定不难，要不然不会能但要赢钱。 呃，赢钱也也不是说是你很难的事儿，也不是难的事儿，这这个就是就是说你控制不了的事儿嘛 <laughs> 啊。然后我觉得是呃，我本来想就想真正的去赌，就是看就感觉让自己进入那种呃特别心跳啊，或者是特别的脑子白热化那种感觉哈。但是。 呃，第一次我赢了一万五千，一万四千块钱吧，反正是就就还还挺好。就是第一次，就他们说第一次都是要赢的，然后第一次赢了，第二次就全输光，就把我赢的那些钱全部输掉了。然后反正两次输也好，赢也好，我都没有，嗯， <laughs> 就 <laughs> 没有让我粘在这个凳子上。反正我输完我就走了，嗯，赢了我看赢了这么点也差不多我就走了，嗯，就是说我我始终。 也许女人是从生物角度上来说，她是一个保护家园的，保护她的呃呃这个呃下下一代的对对对，呃就是说她不她的从她的这个这个呃密码里面，她的这个生物的这种密码里面，遗传密码里面，她是肯定反对赌的，对吧？就是这种摧毁性的，no。女的赌得多是吗？对，女你拉斯维加斯你去看华人的女的。 赌的多是吗？还是男的多？还是那那要比例上是大大多了？肯定是男的多，肯定男的多。是吗？总当然了，这还有疑问吗？ <laughs> 都讲。所以呢，女人那个是玩一玩，她不像说呃我我去呃呃去做 research 做的就是这个叫什么资料搜查呃呃调查做了很多这个呃男的赌赌徒的，他们就可以输到了就是倾家荡产。多少是这个老总啊，这个这个一辈子的事业啊，他真的就是赌没了。 这个数据我不知道，我听到数据说，呃呃，澳门现在的总额超过拉斯维加斯。啊，我也听说，那已经超过拉斯维加斯了。就是他提前，中国还没超过美国，他已经超过拉斯维加斯了。是是是是，哎，你你说。 成功人士，这里面我写写到了几个成功人士啊，所谓的就是房地产的大老板呐什么的，在那儿呃呃丢掉了呃所有的所有的家产，嗯所嗯整个的这个理理性也好，道德也好，都通通没了。嗯，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到他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毁下去，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我做这个整个的这个 research 去访谈人家，呃是呃。 分了两两三年，那我每次就会问这个，呃，我在澳门的这个这个小兄弟哈，其实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嗯，他跟我说的那，我说哎。 我追踪上次那个人，现在这个人怎么样了？他说这个人现在已经快差不多了，就是他的赌到了那个也家产到了什么到什么地步？嗯，那就是我就觉得非常着迷对这件事儿，除了憎恨以外，我就非常的想不通，说为什么他们能这样？难道明明知道呃这个是要毁他的？嗯，那他怎么还会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这这个题材就非常非常的。 入名。是不是澳门的赌业还有有一些特点，就中国的特点，它有很多是公款去的，是不是？没有。 都是私人的钱。嗯，公款有没有？就是说是那些官员有没有？我我我没有去打听。那因为我正好听到的这几个故事呢，是我搞影视的这些朋友跟我讲的，搞影视投资的这些大大佬们跟我说的。那我是从他们这听到了很很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我才去到澳门又找了一个朋友，他呢就是。 呃，做这种呃呃叫什么呢？就中间，就是就 agent 的，他就对借了钱，对对，叠马仔，从这个呃这个赌场借借了筹码给他们去赌，是这样的。对。嗯。哎，你听到什么惊心动魄的？嗯。他手指头剁掉一次，还要剁掉两次。为什么 <laughs> 剁掉？给那个。他就是自己剁了，说我就不要了。嗯。 哎呦，戒戒不掉。哎，你你觉得你最后理解了吗？就这是个怎么个瘾？这是怎么个劲儿？为什么欲罢不能，或者根本就不想罢？ 我觉得这跟嗯，我不知道。我觉得东方的呃，我们东方的这个这个人里面啊，就是包括韩国人、日本人啊，日本人稍微好一点，韩国人也是特别爱赌。还有为什么赌场在在什么新加坡也好，什么那个那个印度尼西亚也好，都是非常发达的。对。呃，我觉得。 因为我们这儿的人口非常非常密集，从最开始呃生存竞争就是非常非常激烈的，要吃一口饭，要发财，要聚财，嗯，特别是中国人，每一次的这个这个呃，就是说他每次能够让他过一点好日子，能够得到一点财富的这个期这个时间，实际上是。 两次战争、两次灾荒的一个夹缝，对吧？就改朝换代的一个小小的夹缝，太平时间非常的少，就是他能够有一个踏踏实实来来这个聚财敛富的时间是非常少的。就几千年来下来吧，我觉得他形成了一种心理，就是说我马上翻盘，我马上要富，我要炸富，嗯，就是说走捷径，对，就是就是说要爆发，对，要马上就横财横来一笔。 嗯，他最想要的就是这样的，这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也许在中国男人的那个、那个、这个呃梦密密码里面，可能有这么一种东西出现在我们的这甚至出现在我们的国家想象里面。他照他这种讲法，嗯，你想想，我们现在没多少年，我们已经变成第二经济体的，很多人现在马上在讲的要超过美国了。这这个不是在讲赌，啊，但在广义上啊，这是一样。 这王某说的，这吃饱饭都没几年呐。对。但是我们就觉得，就是就是要快哈，真是一万年太久。而且而且确实啊，我们有一种这个虚幻感，就是说这个财富啊，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你看中国古代，你比如红楼梦》讲的就是无常，对无常来了没了，很多事情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呃，不是说我勤俭持家或努力奋斗，你努力奋斗，你比如民营企业，一个政策一变。 快什么都没有了。他本身也习惯了这种跟命运打交道的一种方式，好像对他来讲，你看中国人老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实是他历史上啊，他能自己做主的时候不多，对吧？这这这个就像你说的，就像过去我记得是谁呀？胡适就老写一句诗，叫杜甫的诗，叫世乱遭飘荡。 生还几人随，就是说一直在战乱，嗯，动不动就打仗，城头变幻大王谁知道将来怎么样？这这种什么，比如说民营资本呢，很快说没了就没了，收了就收了，它本身来的去的也很无常，对，这就有点像在赌场，对对，是吧？咱们确实也是赌，的，有一一搏一搏一搏。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也到澳门这个合法赌博过，就是我的我的体会。你看，我对命运呐有一种神秘感。因为我没没有我没有上帝，但是呢，你看我在赌场啊，实际能赢钱，但是不敢赢钱，因为实际上所谓赢不赢，就是你走不走嘛。你走你不就赢了？你中间总赢过的，你要那时候走你就是赢了，都是不走啊。而我是什么呢？我不敢在赌场赢钱，我每次啊都都待到输光了。 然后最后一把放在这儿，我说要赢就翻本，不赢我就走了。那不赢就干净了。因为你看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有一个迷信，有我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啊，可能是跟一个命运在做交易。那么在做交易，赌场也是交易的一部分。那么我总怕呀，如果我在这儿赢了钱。 会不会我在别处在跟他的交易中，他会跟我算呢？这儿你占便宜了，那头你该文超的潜意识里， <laughs> 他潜意识里就记着赌场要赢了，情场就得输，所以他想好了哪件事情更重要，对不对？所以我的朋友失恋了，我说赶快去澳门。 <laughs> 哎，你看，这是中国人跟命运的一种置换关系。你说他是不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命，你说对中国人来说是个什么信仰？ 爱赌的人，嗯，不可空白，有更大的主宰呗。就更，但是他凡是爱赌的人，都特别信命，甚至你像那个呃，你知道那个那个赌场的，就澳门那个，说从哪个门进都有讲究，说什么从虎口进呢，还是从哪个口出，忌讳非常的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它也维护社会安定啊。 就澳门呢，我觉得它它是对于整个大中华区啊，它是一个出沙子的口嘛，它这个放毒的口嘛，要不然为什么把它封掉就行了嘛？为什么美国也要有个拉斯维加斯嘛？但是它也局限在拉斯维加斯，对不对？美国人看得很清楚，也不能开到 L A 去。你看香港就不不让他开这么大的赌场，就是为了保护澳门的经济。嗯，他们理表面上的理由就是说，你要是香港开赌场，澳门经济就完蛋了。 因为香港人就不去了嘛，澳门主要的，当然那个时候还没考虑到大陆的这个这个这个情况。香港跑马也是赌啊，你又别忘了。哎，你记得我们有一次研究这个中国人为什么爱打麻将，最后好像聊出来个什么道理，你还记得吗？打麻将我就不懂了。嗯。但是香港的跑马对香港的社会稳定，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他这个是非常非常起稳定作用的。马照跑，舞照跳，所有的穷苦的人。 再穷的人，他都有一线希望。明天说不定我就发财了。你知道，这所有的劳苦阶层啊，他他不那么愤怒。你要这个希望，可能十万分之一。嗯，但是有这十万分之一，跟没有是很不一样的。没有了一点希望都没有，造反了啊！我有一点，所以你你看，那几十年穿了个短裤，拿了个小收音机在香港跑马的几十年跑下来，家当都跑完的人。 他看到你开的那个奔驰啊，他一点不羡慕。他一会儿跟你说，说不定我明天就有了。就这，说不定使得他一生就处在一个安定的局面上。你你知道，那就是那天我们呃请那个这个胡润百富榜的那个来，他讲的就是说，这个亿万富豪，中国的这个亿万富豪达到亿万的时候，平均年龄呃四十六岁。 跟我现在同岁， <laughs> 所以我很兴奋。四十六岁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甚至有好几个亿万富豪是三十岁之前就到了，就举世无双。别的国家都是很长很长时间，一般你看外国那富翁都是老头了。嗯，中国你看他就能非常快的拿到这个钱。对社会是一种药，也许有好处，但对个人我总觉得是一种鸦片。 哎，是不是？那你说你为什么？你既然深恶痛绝这个赌博，你为什么还写赌博呢？我就是对我自己的这个民族的有很多民族性当中有有一些东西，哎，这个赌性绝对是我们民族性。 <laughs> 这当中的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 很很有意思，就是很着迷。就刚才说，到底怎么回事？挺神秘的，你说是不是？对。啊，然后呢？呃，我我过去写过吃，对吧？写过那个宴会，虫子就骗吃骗喝，就发现中国人对这吃的精神，什么东西都是拿吃这个形式，来死也好，是嫁也好，是生孩子也好，对吧？都是以吃这东西，然后来来来来来。 表达他的一种，作为他的一种非常高、最高的吧，嗯，一种表表达。在这方面，最近碰到一些困难了。最近我碰到北京有人，他们说，全中国的中老年妇女都非常感谢这个最近的三中全会的精神。嗯，我说为什么？他说丈夫终于回家吃饭了。 <laughs> <laughs> 哎，对对对对对， <laughs> 对不对啊？这个最近丈夫都回家了，救了我们的家庭啊，是吧？是是是是，说这个新政好啊，说新政对对对对对。但是还有就是这个，你说这民族性里边有这个赌性啊？嗯，哎，我还想起来，你在那你呃在澳门，你注意到的就是这个赌吗？ 呃，当然，我还知道他有其其他的一些呃营业，对吧？嗯，但是那不是我要， <laughs> 我要写的，对，就不是我这次我我我每次回来都是很经济的，要用我的时间，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嘛，不够用嘛，嗯，那个我想写呃呃吃喝嫖赌都想写。 哦，你这也是四四部曲是吗？这不是吃吗？而且我发现中国这个弄红酒啊，弄什么又弄成一种奇怪的那个一种一种，好像是一种 trend，对吧？对对对。那这种好像很时髦的人一定要懂点红酒，一定要买很贵的红酒。我就觉得这又是一种什么精神出来了啊？那为什么什么东西可以变得那么庸俗化？ 嗯，就任何事情在我们这个民族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很庸俗化的东西。对。们用名牌包，要用什么东西，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啊，有意思。有意思，你觉得？这个有意思就是用一个法国牌子的名字叫路易·夫通，路易·夫通，上海话叫弄，他不懂。弄不懂，路易·夫通，路易·弗通。哎，路易·夫通，路易·弗通。像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路易，路易·弗通。 有时候我觉得啊，这个就是迷恋赌场啊，是跟那种气氛也有没有关系？就人，你看很多时候想追求另一个世界，嗯，就是你看一进赌场啊，你是另一个世界，对，然后这个世界里呢，有它的游戏规则，嗯，而且这个游戏规则都是眼前看得见的，就是明明白，你在现实生活中啊，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公平的，嗯，但赌场最公平，对吧？它就是。 都是明明明摆着的，而且啊，他进入那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世界，在这儿你说没有特权，是一种逃避，嗯，是吧？其实某种程度人人平等，就跟以前人讲喝酒啊什么东西一样。美国的说法嘛，你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在那里结束，对不对？他们连婚姻都是那里结婚离婚是最快的，嗯，整个城市建筑都是来这样设计的。其实你仔细想想，现在澳门，话说回来，澳门因为这个赌业发达，现在建筑很漂亮。 那新的一片地方，真是跟拉斯维加斯有的一拼了，那一大堆的酒店，那都是很豪华的建筑，对不对？你看啊，就还有你刚才讲的那个也很有意思，说为什么中国人有什么东西都最后搞成这个庸俗化，就全民都弄这个东西啊？呃，外国人的观念很不一样，你看那个胡润那天就讲，我发现他跟咱们观念不同。 咱们说啊，这中国富豪这个这个什么高调啊什么的，也就是说出挣钱。中国人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不应该上富豪榜，不应该出名。和他说，那你不应该上富豪榜。可是他们的行为很高调啊，比如在他眼里，你买什么劳斯莱斯，买这个什么弄他不懂路易威登，就是你这个消费行为。你看英国人认为，你花的你买的这些东西，你就你就是很高调。但是咱们说的高调是，你不要让我出名。 不要让别人知道我有钱。嗯，可是英国人觉得你这里边有不可调解的矛盾。那么，但是咱们好像的确是，你比如说没有不分阶层、不分什么，你不论是酒还是什么名牌包，在西方它好像是分类型、分年龄、分阶层的。咱们这儿有钱全用。 而且还没钱也用啊，问题是现在可怕的就是他吃着一包方便面，住着一个非常廉价的旅馆，然后他把所有的钱拿去去买一个名牌包，就是说完全没有自己对一个自己的设计，对吧？把自己的设计通通交给那个呃设计家去了，他就弄来就背上就好了，就称心了，对吧？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是是啊。不过积极的来讲也好啊，就追求翻身感。 追求平等啊！我们一下子我们要不要要就要最好的啊，对不对？现在中国人呢基本上看什么最贵的，我们就最贵的，但是都能穿出，但是最贵的都能穿出地摊货的，地摊货的感觉。 <laughs>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一百年受压迫， <laughs> 所以现在是是是，所以说是不是还是？